中文童话《神奇的帽子》。很久以前，柯克住在城市不远的一个小镇上，他是一个聪明的小男孩。柯克的父亲在市中心经营一家卖帽子的大商店。虽然柯克还是个孩子，但他父亲经常让柯克在他不在的时候打理生意。 科克是个很好的推销员，他的数学也很好，他的销售业绩很好，而且赚了很多钱。科克的父亲也很欣赏他的能力，但他也担心他的儿子。亲爱的，科克告诉我，他今天赚了很多钱，他做的很好，不是吗？哦，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人。 这孩子很有天赋，卡了。但是我们必须小心，他变得越来越傲慢了。哪有傲慢？他很擅长销售，仅此而已。你多虑了。哎，你好，柯克。我能看看那些圆顶礼帽吗？我父亲要带我去参加一个葬礼，我没有能搭配黑色西装的帽子。本，圆顶礼帽是大人戴的。 你买一顶女巫的帽子，戴上它去参加葬礼怎么样？一个女巫的帽子，呃，那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了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需要与众不同，我的朋友，这样肯定让你看上去很不一样。这顶帽子比圆顶礼帽贵一点儿，但是现在大家都戴这样的帽子，这是新的潮流。 你戴上肯定会好看的。哦，嗯，那么好吧，过来让我给你试试。看，父亲，我把女巫的帽子卖了，看看我赚了多少钱。哦，终于卖了，那顶帽子放在这里好几年了。你卖给谁了？本，本，你的朋友本，他要女巫的帽子干什么？ 他不想要的，我创造了需求。你不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，父亲？去创造需求。等等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。你做了什么？当他没有需求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创造他的需求的？哦，很简单，我说服他买的那顶帽子，并在和他父亲一起参加的某个葬礼上戴上。 你说什么？葬礼是为了表达我们对死者的敬意。可可，你让一个小男孩戴着女巫的帽子去参加葬礼，这可是葬礼，不是化妆舞会。这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一笔明智的交易，我从中赚钱了。看，这是五块钱。 仅仅从中赚了一些钱，并不叫明智，科科。你必须考虑你的行为。如果他父亲来这儿想要要回他的钱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认为这不公平。如果本的父亲想要要回他的钱，我们必须直接拒绝他。我们已经成交了。 本怎么处理那顶帽子是他自己的事。我以为我把那顶愚蠢的帽子处理掉了，你会高兴的。科克生气地走出了商店。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高兴。他确实赚了不少钱。另一方面，科克的父亲也越来越担心他。他一直想让科克明白。 一个人必须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。那天晚上，柯克的父亲看到了一颗流星，他闭上眼许愿，希望儿子身体健康，也想让他的儿子以后三思而后行。星星听到了他的愿望。那天晚上，柯克做了一个梦。你好。 可可，啊，我在哪儿？你是谁？我是一个仙女，我在这里要给你一个礼物，一份礼物，是因为我今天在店里做了一笔精明的交易吗？我就知道。啊，好吧，给你，这是一顶神奇的帽子，每次你戴上它，然后摘下，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枚金币。 哇哦，我会发财的！但要记住，可可，如果你使用这顶帽子超过三次，那么每一枚金币都会使你减少一英寸的身高。嗯，所以每次我得到一枚金币，我就会变得越来越矮。好吧，我会记住的。要聪明的用。 早上好，科科。什什么事希望你睡得好。哦，是的，挺好的。嗯，看来你不再生我的气了，很好。哦，嗯嗯，我意思是，好吧，很好，我很好，谢谢你。嘿嘿嘿，我想我不应该提醒你的。 我没有错，你却对我大喊大叫，可可。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明白，无论我做什么或说什么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哎，不管怎样，你妈妈和我要出城去，我们今天晚上回来，你要听话好吗？但是可可没有回答。 他们不明白抓住这个机会有多重要。我唯一的目标就是用这些帽子赚钱。等等，我的魔法帽！我的魔法帽在哪里？可可下了床，环顾四周，突然他看见枕头下面有东西。我的魔法帽！可可兴奋地把它戴在头上，然后摘了下来。 帽子里面真的有一枚金币，可可非常高兴。现在我真的要发财了，发财发财，哈哈哈！让我再来一遍。他赶紧把帽子戴在头上，又把帽子摘了下来，又出现了一个金币。可可非常清楚地记得仙女对他说过的话。 如果你使用这顶帽子超过三次，那么每一枚金币都会使你失去一英寸的身高。嗯，我想这个星期就够了。当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，我会再用一次的，他们会很兴奋的。可可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放在壁橱里，继续他的日常活动。 他感到很高兴，但他不断的想着壁橱里的帽子。不管他做什么，他都无法忘记。我真的应该去理发了，但是我没有钱。嗯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嗯，我可以用帽子。 但是我想等爸爸妈妈一起看，他们会很激动地看到他们的儿子是多么幸运。不过等等，我不是一个会表演魔术的孩子，对吗？我为什么不把钱直接给他们看呢？是的，我再用一次帽子给他们看三枚金币。可可这样做了。 他很高兴，现在手里有三枚金币，但是，嗯，仅仅三个金币是不够的。其实仔细想想，我比所有的朋友都高，也许减少一英寸没什么大不了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，科科又获得了一枚金币，但代价是他的身高减少了一英寸。看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没人会发现我矮了一英寸，好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嗯，四，我还是有点不满意。只给我父母四枚金币，看起来太笨了。如果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身高，那我至少要赚一大笔钱才行。而且我很年轻，我有的是时间来再长高。我必须充分利用这笔交易。 可可没有考虑后果，继续从帽子里拿钱。很快，地上就有了一堆金子。哇哦！看那里！现在这是一个明智的买卖。我可以在几个月后恢复我的身高，但我仍然很富有。嗯，现在我可以安心睡觉了。 但是科克并没有意识到一件事。啊！哦不！科克用了好多年才长得很高，而他只用几分钟就把它换走了。等等，这意味着我的身高要在几年后才能恢复吗？哦天哪！哦不！我该怎么办？ 我怎样才能恢复我的身高呢？我我什么也做不了了。我够不着我的床，够不着厨房的柜子去拿饼干，甚至不能去商店。不，柯克很快又把帽子从碗橱里拿出来，使劲摇晃。他害怕把它戴在头上，于是抓起地上的金币，想把它放回帽子里。 拿走吧，把你所有的钱拿走吧，拿走你的黄金，让我再高一点，求你了，做点什么吧，你这顶蠢帽子。可可使劲儿的塞金币，结果帽子被扯坏了。不， <laughs> 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可 <laughs> 可哭了几分钟后，他睡着了。 又做了一个梦，科克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往下看。哦，我的天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告诉过你不要用。我知道，但是，但是我只想做个明智的交易。我认为，为了一枚金币失去一英寸的身高，是最容易发财的方法。科克。 明智的交易并不意味着始终选择简单的方式，你必须三思而后行，你必须考虑行动的后果。现在告诉我，你还觉得这是一笔明智的交易吗？不，一点儿也不。拿我的身高来交换，我觉得自己既粗心又愚蠢。说的对，如果你当时考虑到这一点，你就会选择正确的方向。 我知道了，我意识到我的错误了。现在告诉我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可以把帽子拿回去，你就会和以前一样高了，不会发生任何改变。或者，你可以把金子留着，等上几年再长回来。不，绝对不行！把帽子和你所有的金子拿走吧，让我和以前一样高，什么都不需要改变。 我们有一个商店，我还在上学，我会自己挣钱，我知道我的父母会很高兴。这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可可，你可以走了。可可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。当他站起来，他发现他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身高的身体里。正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他跑过去把门打开。咦。 爸爸，哦，嘿嘿嘿，我们出去了很久吗？对不起，爸爸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是对的。有些事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我会一直考虑我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。哦，你自己意识到了吗？也许我现在应该经常让你一个人待着。不，不要。 可可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，发誓以后永远不会盲目的开始行动。剧终。